如果没有十岁那台机甲形状的游戏机，我或许不一定会进入乌兰学院，终身与机甲纠缠不清。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学者，某个政府部门里平平无奇的工作人员，或者早早离开沃托，去荒凉的星际流浪。您的生日贺卡发送失败，请稍后重试。 您的生日贺卡发送失败，请稍后重试。您的生日贺卡发送失败，请稍后重试。您的生日贺卡发送失败，请稍后重试。哼！伊甸园申请调理负面情绪。伊甸园申请调理负面情绪。调理情绪进程终止。静姝，我是哥哥，我得到了一台仿真机甲模型做礼物，你呢？ 顺心文化出品，《晋江文学城》，Priest 原著，《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》，残次品第五期。你好啊！指挥所这么冷清啊！ 我还想给你个惊喜呢。扫描身份。嗯，这是装了访客记录仪吗？ <coughs> 嗨，将军，是我。你我你我，你就你就这么把我放进来了？喂，你你是不是坏了呀？门锁。哈，难道是？ 林在休息室门上设定了我的可通过权限，这相当于是给了我钥匙呀！我的惊喜还没送出去，就已经收到了一份。这就是你的休息室啊！给了我权限又不告诉我，将军。 这些俘虏是收钱干活，不知道自己上级是谁。他们组织很严密，这里面有个类似小队长的人说，他以前在七星系负责运输鸦片，刚刚被派到八星系试水。同行的应该还有十到二十只小机甲队，为他们工作报酬非常高，还能免费更换芯片。免费更换芯片？他们都注射了那种芯片？是啊，不然就凭这帮小混混，人机匹配度怎么可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？ 自从我们被自卫队那帮小崽子们拖低了平均值以后，我都很久没见过上八的数字。你说这种芯片会破坏大脑结构，产生不可逆转的依赖性？绝对会。前一阵弄的那个什么变种彩虹病毒，老陆先生不是请了医疗队了吗？我让他们给看了一下，那边刚才回复我，具体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。但是恐怕这个芯片比市面上所有的毒品危害都大。就算将来伊甸园恢复。 那些染上鸦片瘾的人，也不可能摆脱这东西为什么陆必兴，当时拆卸芯片的时候，并没有太大的反应？全身体检也没有成瘾事情？难道是因为他小时候有不一定程度的空脑症症状？ 柜子里都是一模一样的衬衫，床单平整的跟铁板一样，地板干净，摆设简单，怎么越看越有点洁癖的意思啊？以后和他在一起，他能忍我吗？嗯，不行，我得做好准备。绘本功能已打开。 要设计一个智能家居系统，检测到林还有十分钟抵达的时候，它能一键清理全家，除尘、降噪、消毒、声波清洁衣物，哦，再把所有的东西归位。他们到八星系推行这种东西，打的旗号就是伊甸园。 反正八星系的人没人见过真的伊甸园是什么样。第一次植入芯片是免费的，但差不多一个月要更换一次。之后怎么定价，他们上头还没有通知，等着看八星系的推行结果。伊甸园里的医疗系统能检测出这种芯片的危害。一旦伊甸园恢复，没碰过这种东西的人就会重新回到保护壳里。幕后的人能从中取得多大利润，取决于伊甸园缺席多久。 所以这个人会不会是能影响伊甸园修复进程的人？比如在管委会里有一定话语权的。明白，七董事以及他们的近亲属。这件事跟禁书有关系吗？将军，反污会留下的有专门的住宿区，有山有水，又远离噪声。你为什么非得住在指挥所里啊？我嫌远，懒得跑。 我看呀，是金屋藏娇，掩人耳目吧。扫描身份，通过。我去，老娘还以为这小白脸就是个纯情技术宅，还想跟他分享泡汉子的经验呢，原来是个深藏不露的民间高手啊！他就这样在地板上睡着了。将军。 歇菜了，轻敌，栽了，滚蛋！啊，好嘞！哎，我得离他们远点儿。老娘反对固定配偶的人生观不容动摇。 如果当年没有收到那台仿真机甲礼物，我不会进入乌兰学院，不会成为联盟上将，不会驻守白银要塞，不会来到第八星系，不会遇到卢比星。所以，四十年后。 是给我的礼物吗？怎么样？啊？啊？那个，我来送点东西。那那个门一推就开。你我设置了你的通过权限。他的眼睛，虹膜里的灰色雾气，像风暴一样，要把我吞噬下去。 啊，在看我嘴唇。他是想要我。我这个人不太好相处，对你也不怎么样。为什么会选择我？你很煞风景啊，大哥！需要就此交一篇论文吗？ 先给通过权限再面试，将军，你们白银要塞的人事任免程序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你既然想吻我，为什么要忍着？为什么要忍着？为什么要忍？ 我一定是不太清醒。她的头发原来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柔软，还有点凉。林，她的指尖有点硬，是因为有茧吗？只有发根处沾染了一点体温。她这么讨厌肢体接触的人，果然不会掌握抚摸的力度。 水晶上那团冰箱球是哪来的？是我自己做， <laughs> 我自己， <laughs> 对对对，我自己做的冰箱球。笑什么？不要脸了！ <laughs> 将军，这是我第一次见你这样笑啊。嗯，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哦哦哦。 我我是因为刚刚睡醒，这那那什么是正常的生理现象？早啊，陆老师， <laughs> 天还没黑你就起床了，越来越勤快了，真是为人师表的典范。我要来一杯吗？啊，我喝白水就好。 这趟出门顺利吗？啊，总长封了我一个特别特别管理委员会主席，特殊时期可以代理总长。看来是很不顺利了。第八星系嘛，很多人光是为了活着就得拼命，从来没有得到过依靠，所以谁也不信。你对他伸出手，他反而会认为你不怀好意。 慢慢来吧。我今天晚上不想跟你谈第八星系。将军，我长大的地方你可能已经看的不想再看了，你长大的地方呢？你是想听联盟中央和七大星系三十年的拉锯，星系之间的势力割据和经济侵略，还是中央内部各大派系之间的内斗？ <laughs> 我听这些干什么？你不是那个。 那个什么备用总长嗯，可以提前预习一下。哎，是代理，不是备用。你这人怎么什么话到你这儿都能找个意思差不多的贬义词啊？我是战时统筹顾问，不打仗我就不当了。为什么？打仗的时候，所有人的生活都被打入了谷底，人们的愿望空前一致，就是想早点太平，早点过好日子。这个时候能为大家做点事，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。 但是等战争平息，大家修身养息几年，社会就像动荡的河水一样，清浊分开，泥沙沉降，形成新的阶层和利益团体。一个政客不可能占两个阵营，要从政就意味着时时刻刻都得代表一方的利益去攻击掠夺另一方，最后每个英雄都会变成罪犯。我是个幼稚的人，不喜欢这样。哦，我这个人。 除了幼稚，还很懦弱，总想避免争斗和冲突，假装一切都好。这事儿我自己也知道，以后会想办法改进的。不过，天性恐怕不太好改，有时候可能会拱你的火。你，你骂我也没关系，但是不要太生我的气。我总是满身戾气，归根到底，都是自己造成的问题。 我怎么有脸要求别人为此改变自己的天性呢？我不想听沃托那点狗屁倒灶的事儿，我想听你的亲人和朋友。除了战卢和白银十卫的朋友，在部队之外，总有能和你一起喝一杯、聊几句心里话的人吧？嗯，独眼鹰那样的。这朋友的定义也太新潮了，杀父之仇、夺妻之恨一般的友谊。 也能地久天长吗？我在乌兰学院的时候，跟校医兰斯博士的关系还不错，还有几个同学。那兰斯博士现在在哪里啊？你们还有联系吗？死了三十多年了。那同学呢？现在都在干什么呀？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不知道，不太记得了。这人说话怎么跟挤牙膏一样？半天就这么一句，就没了。 <laughs> 亲人呢？我母亲死的很早，父亲是军官，也没长寿到哪儿去。他活着的时候不太回家，我对他印象不深。养父独眼鹰在背后说我坏话的时候，应该给你介绍过了。我还有个妹妹，双胞胎，小时候我们俩被分开领养，联系一度中断。 后来我才知道，领养她的人是伊甸园管委会。静姝她，嗯，啊，不是你那个学生，我妹妹也叫静姝。她是个斯文内向的女孩子，爱干净，爱漂亮，很少哭闹。她总能把自己收拾得很赏心悦目。小时候有一点怕虫子。 我很少能弄明白他在想什么。他高兴了不说，不高兴也不说，生气了就躲起来不见人。高兴了呢，会把攒了很久的零用钱拿出来，买一些鸡零狗碎的小东西放到我房间里。但是，如果去问他为什么高兴，为什么生气，他既不会说，也不会承认。亲生的。后来我很少去看他，我。 我养父的死跟管委会脱不开关系，而她要嫁给管委会，我曾经阻止过，难道没听？你在怪他吗？怪他干什么？其实是个挺好的选择，她天生文弱，从小看起来就不如别的女孩精神，能有人照顾，每天一打保镖团跟着，没事跳舞、逛街、做慈善也挺好的。戈登家对她也不错。 这么个乱世里，能把他送到天使城避难，我是很感激的。我那时候想，我和管委会总有一天要翻脸，他跟我冷淡疏远一点，对大家都好。这么一来，无论是我和管委会谁笑到最后，他都能过得不错。 <laughs> 那看来，我们就只有我爸一个人需要对付了。 日程显示，林该精神力训练了。刚过去的晚间休息时段，恐怕是包含了他的晚饭时间和仅有的清静时光吧，全用来跟我闲聊了。他就只喝了一杯酒。啊，我打扰到你了吧？不会。那我先走了，你赶紧休息吧。现在耽误的事，他一定会用睡眠时间补回来的。 我也要去做点什么了。想建立秩序，就像是把无数的小溪汇聚在一起，需要三样东西：河道、通道，还有引力。河道是生产力，通道是当年自由联盟军旧部的关系网。那引力是什么？每个人的需求，是每个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最迫切的渴望。 就像银河城被变种彩虹病毒吞噬的时候一样，大家都想活下去，总长。银河城目前靠林将军的战备物资支撑，可是我们支撑不起第八星系呀。 <laughs> 总长，您急什么呀？是打算发表一通独立宣言，然后把所有人都招来吃闲饭吗？人老就耐不住性子了。 先恢复八星系的星际通讯，告知大家政府重新组建的消息。但是初期不宜过度宣传，大致让人能有个印象就行。我们可以用启明星，用银河城作为起点。我有时候觉得，陆逊将军办了件坏事。啊？如果我们生来不知道什么叫尊严，当年在海盗统治的地方。 浑浑噩噩的活着，也未必是件坏事。猪和狗也有喜怒哀乐，你看他们在养殖场，在田间街上乱跑乱跳，也是无忧无虑的样子，并不因为知道自己是猪狗而自卑痛苦，也从来没有对自己的生活抱过不切实际的期望，不是很好吗？ 为什么不让我们在愚蠢和安乐里死掉呢？总长，自由和尊严是人的天性，不是陆逊将军带来的。当年你们之所以愿意跟着他，不就是因为他点着了你们心里的火吗？你知道自己最深的痛苦，就明白别人的痛苦。看透了自己，也就看透了那些疯子、傻子和坏胚。这个年轻人。 炯炯有神的眼睛，像极了百年前的鲁迅。早啊，林，又是风和日丽的一天呢。林，今天我的几个学生定下来这学期的论文题目，我跟你说。我曾经害怕自己和他没什么话说，但其实不会，因为陆必行自己就能组织一场几小时的个人闲聊会，永远能把聊死的话题妙手回春。 林其实一点都不无聊，尤其是他挖苦起人来，很有幽默感。抱歉，我不知道这个任务超出了脑部残障人士的能力范围。只要自己不是被他喷的对象，听起来还是很有趣的。他好像很喜欢借用我的东西，不管是什么，都会让他觉得很新鲜。林，借用一下你的浴室。林，你的这个洗发水效果很好啊。搞不懂，有什么好稀奇的？我发现他喜欢味道比较重的食物。 讨厌甜的，讨厌口感黏糊糊的东西。嗨，林，看，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。我下载了林的日程表，根据他的作息，调整了我自己的日程。我做精神力训练的时候，他就窝在我的床上备课或者加班，谁也不打扰谁。这样的日子，好像也挺不错的。 本日精神力训练任务已完成。 <sighs> 水好的，先生。先生，陆校长在您的床上睡着了。嗯，是否要叫机器人来把陆校长送回去呢？不用了。 先生，检测到您的心率升高。我没事。先生，从人体工程学来看，不建议两个成年男子共睡一张单人床。先生，若条件实在有限，至少应该脱掉外套。闭嘴。 先生，老陆先生和余景都他们致电，今天准备返程。你现在还有猫灾预警功能了？是图兰卫队长特别提示，他说您如果不能随时得知外派人员的动向，会无理由的发脾气。外派人员不包括独眼鹰，谢谢。林将军，他是变种彩虹病毒爆发期间老陆先生请来的医疗研究队领头人，病毒属性分析和抗体复制都是他一手完成的，大家都叫他鸭蛋。 或者老丹。林将军，那个生物芯片不止表面上那么简单呐，里面有非常接近伊甸园的高仿技术，普通人一经植入根本无法抵抗，上瘾概率极高。但是它对空脑症的影响却微乎其微。空脑症容易发生人机接触不良的情况，芯片能带给他的快感也很有限，不容易上瘾很正常。呸呸呸，谬论谬论，人机接触不良不是不能接触。 很多空脑症，如果训练得当，甚至能开机甲。既然能开机甲，为什么驾驭不了一枚小小的芯片？我有种直觉，将军，如果能吃透这种芯片，我们说不定能发现完全屏蔽伊甸园的技术。没有完全屏蔽伊甸园的技术，你觉得我是怎么站在这里的？哦，啊，将军，你有这种技术？联盟研制的？不，不可能。 那是军委自己鼓捣的，哎，林将军，那是哪儿来的？将军，这个人很可能跟制造鸦片的人有联系呀！你放屁！哎，你这人什么狗脾气？说翻脸就翻脸？禁果系统是战龙的高级加密文件，自然是战龙的前任主人放进去的。我是有理有据的，我跟你说，什么情况？ 将军收到紧急求援信号，来自于威廉警督乘坐的机甲。他们返航途中遭到不明机甲武装拦截，对方火力很强，大约有一个太空团以上的兵力。现在远程联系已经中断，把他们最后的坐标点发给我。图兰守着基地，是。一到三支队跟我走，第四小队沿独眼鹰他们拜访过的路线，密切留意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。那我，你该干嘛干嘛去，没说完的话回头再说。哦，先生，老陆先生他们人不多，机甲队配置有限。 走访行程很低调，一个太空团意味着有核心重甲，至少几十架可以机动作战的中小型机甲。如果是不巧遭遇，以老陆先生的谨慎，应该会小心闪避。所以他们可能是被埋伏了。独眼鹰他们的线路是随机的，那个老东西刚愎自用惯了，有计划也不会拿出来跟别人讨论。谁会知道他们的行程？一个太空团埋伏他们那两三只小猫，这个待遇。 未免太隆重了，先生，陆校长那边呢？瞒着，等我回来再说。是。等等。算了，你还是联系一下他的个人终端吧。好的，先生。陆远英，他们又追上来了！对方有重甲，我们根本无力还击，两架机甲被击落了。对方拒绝通讯沟通，怎么办呢？下，向启明星发求救信号。 对于一棵树苗来说，如果土壤足够肥沃，阳光和水足够充分，哪怕没有人来随时修剪，它也会自行长高成材，并且自由自在的描绘出自然的形状。独眼鹰，对于陆必星来说，就像那些无处不在的土壤。 带着不屑的仇恨，酝酿多年的阴谋，把自己变成一个死而复生的幽灵。我沉入了沼泽，我沉入了深渊。 我埋下腐烂的根系，四川虚伪的纹。地上每一个命运的转折，都本是命运中一点的运气。我抬头望，是头顶黑色的星空，呼唤自由，将这世界都要粉笔。不停的旋转，找不到的边境，它还在漂泊，找不到的轨迹。人世的悲欢是灵魂的练习，追寻的星星，哪怕会被烧成灰。人生是冒险，何必觉得累？狂风在咆哮，信念又何畏？朋友就跟。 我正脱下你的镣铐，宇宙在碰撞，世界寿命祷告。这就是人生，打开你的头，未知的重生，吹不灭的风。光完全荒凉，是古老的星空，悔恨的光，有无止尽的黑洞。古老战歌，点燃最后的花火，信仰不。 重生。人生是冒险，别觉得累。狂风在咆哮，信仰又何为？朋友就跟我走，脱下你的镣铐。宇宙的碰撞，甚至成为刀光。这就是人生带给你的痛，为记住重生，吹不灭的风。光完全荒凉，是古老的星空，永恒的荒谬，是的黑洞。 信念又何畏？朋友就等我，再脱下你的镣铐。宇宙的笨重，狮子守卫刀口。这就是人生，带给你的痛。为情字抽身，吹不灭的风。光芒却荒凉，是古老的星空。为何的汪洋不可及的黑洞。